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是清明节，张老师，咱们这个喜迎王者归来啊，姓 <laughs> 王者喜迎姓王的归来。哎，王蒙老师，今天的我们这导演都说呀，这这头巾围的可真好， <laughs> 帅哥这就范儿显出来了。不是我要我要是 <clears throat> 打一领带吧，和这个休闲化的这个西服又不合适，完全没有，全是全是领子吧。 也后来我哎我一看就找着这个了，我还告诉您这个这个是马来西亚的啊，你看你看他这个有点那个清真寺啊，就是就那一类的图案的那个东西啊，哎呦嘿，这是你看见王老师讲究的哎，多元文化都穿在身上了，对， <laughs> <laughs> 哎，您作为这个文化代言人呢，我还真的是想请教请教王老师，是说今天是清明节，对我突然想起啊，这个问他一问题。 为什么我闹不清？每年四月五号是阳历四月五号，是都是清明节。是，它是这样。这清明啊，是一年二十四个节气，就中国的呃，我们现在叫农历了，就是中国的传统的黄阴历，哎，叫阴历啊，并不妥当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阴历的这个月呀，是按照月亮转。 转地球一圈儿，啊，他的他是二十九天或者三十天，嗯嗯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中国的这个日日历的这个编编编造者吧，这个编制编制者，日历的瞎编，编制编制者， <laughs> 这个编制者呢，哎，他考虑到了这个了，就是你要是完全按十二个月计算吧，每年少上十一二天，比这个比这个。 就是太呃地球绕绕太阳的这公转呢少那么十二天，嗯，伊斯兰历呢？刚才咱们说这，这是伊斯兰式的伊斯兰历，它就是只有阴历，它不管怎么按照太阳公转，呃，它只按这个月亮，所以它这十二个月，它的每一年是不一样的，嗯，哎，他们说过。 我不知他们怎么计算的啊？就就前两天我还跟这个在北京跟这个呃伊斯兰的呃朋友在一块儿，他们说我现在要比如说，呃，咱们说七十七岁是吧？嗯。他如果要按他们说，我是七十九岁，因为这个期间已经过了七十九年。哦，他是按月亮，按月亮，他那个年短，对他那年短一点。嗯。这个很很明显。嗯。我们看那个什么。 呃，开斋节呀，对，牺牲节呀，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叫耳代节呀，这些节日啊，哎，今年吧冬天过，呃，过了几年吧，它夏天过了，它就是因为这个。那那我就不明，那就过去中国古代没阳历这说法的时候，没阳历，那就等于每年清明节的几月初几是都不一样。那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两项措施，是吧？ 一项呢，就是有二十四个节气。嗯，二十四个节气，您看它和阴历它碰不到一块儿。哦，但是它和阳历碰得到一块儿。每年十二月不是二十一号就是二十二号，最晚到二十三号，一般都是二十二号冬至。每年六月二十一号或者二十二号或者是二十三号夏至。您这您您您您想想。 从您出生到现在，哎，从来没见过。合算是这中国这个二十四节气是农历，一直等着这个辛亥革命呢，是吧？等 <laughs> 辛亥革命它才归位了，是是，那正式的，对吧？不，它二十四节气一直就有。第二的中国就在加闰月。 他通过闰月呢，就把那个就是，比如说，搁了三年了，就差了一个月了。嗯，你说王老师今天一来，解决了我四十多年没弄明白的问题， <laughs> 就是原来二十四节气照公历，它反倒是准日子。对的，四月每年年四月五，包括夏至、冬至，十二月什么二十二号，照阳历它是固定的。这个清明节给人印象深呢，因为这个期间呢，这个就是冬春的变化，尤其在北方特别明显。 一到清明啊，你觉得真是春天了。嗯，呃，咱们这正月初一啊，虽然叫春节，可是那时候这一比较有远见，才能感觉到春天。那时候都挺冷，还太冷。对。哎呀，张老师，这清明有什么感悟啊？ <laughs> 我这清明其实赶上我们家正好，我妈妈是过八十岁生日。哦。她是我刚才要问您，您说您其实按一算。 这个呃，年历算应该七十九。那中国的传统呢，实际上是算虚岁的，对吧？虚岁。所以有这叫过九不过十。我妈是今年应该是八十，就八十。大寿，大寿。对。生在清明节。而且呢，这有意思了，也牵涉到新就是新旧两个历法。他当年呢，本来是当然都是过阴历的中国人，对吧？他本比如说他是应该是啊阴历的什么三月二十二十八。嗯。但是呢。 后来所谓就解放以后参加革命以后，那填表的时候呢，就按那年一换算过来，正好是清明节，就四月五号。哦，所以这生日呢，既然填了表了，每年好像他的生日就正好是在四月五号了。是是啊，可是今年呢？ 就大家一说，实际上他又不是，呃，真的是四月五号。今年的他的生日并不在清明节这天，他就有有点忌讳了。虽然是我妈是那种小时候是教会学校的，有点洋化，到现在八十岁了，我妈还天天早上起来读英文呢。嗯。所以呢。 这过了就说不行，这清明还是有点机会，咱们就改在这个前面这阴历的这前几天我们就过了。可是过的时候也有意思，我就说这这个这您这一代哈，因为他算是跟您年龄差不太多，对吧？他就在这两个之间在那儿转换，你知道？大家就说那送你一个生日蛋糕，然后我哥哥就说这个上面八十大寿得郑重得有寿桃，得写上这些老话，就什么八十大寿阖家庆祝。 就是这种，然后我妈就说不要这个，太旧了，陈旧俗套。说我要中英文，这生日快乐就行了，还得 Happy Birthday。挺棒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投老人这心意，就是就就来这个。我还真觉得您这老母亲呐，就是当今中国乱象的代言人。没错，我也是感觉在 <laughs> 身上。这个你看，他确确现在也确实是啊， <clears throat> 中国人这些。 老节日啊，老礼节啊，或者是按照什么农历算的这些个东西，慢慢凋零了嘛，都是说。嗯。可是现在呢，就是圣诞节啊，什么情人节啊，这些个洋节呢，中国人过得比他们还欢，但过得也不太一样了。也不太一样。不太一样。嗯。我我我是觉得呀，挺有意思。嗯。这几年呢，比较从上到下的，据我知道，最早还是政协的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来。 就是说，中中国人现在把自己的节日忘记了，嗯嗯，哎，光注意那个什么情人节、圣诞节了，所以这个国家下了决心要过节，哎，把把这个五五一啊，嗯，把五一节本来是休息三天的呀，变成休息一天了，把两天呢分给了这个清明一天，中秋一天。 呃，然后也加强了这方面的这个传媒上的报道。这个清明呢，因为它这个祭扫扫墓，对，所以呢，它也有它的意义。法国是，你记得是伏尔泰呀，还是谁呀？嗯，是伏尔泰还是谁？他就说过这话，他说中国人的这个呃敬神呢，嗯，他说他他有一有一种特别符合常识的合理的东西。 就是敬自己的祖先，哎哎，到时候老不忘祖先，给祖先磕头，给祖先行礼，咱们这是祖宗教给祖先呃，对，祖宗教。嗯，他说这个呀，其实很符合人的常识。 因为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，就这很很，它很正常，很容易接受，是吧？你别的别的教咱们可以争论，是吧？你说你信的是圣母还是耶稣还是真主还是佛还是呃什么还是多神，嗯，呃，但是你不管是你哪个教的，对自己的祖先保留一份敬意，嗯，希望祖宗保佑。 这是普世价值，这是 <laughs> 叫什么 reasonable <laughs> 是吧？它它合情合理的，合情合理哎哎，但实际上这个咱们自己在这儿过清明也有很多改良了。要以前的话，那一套仪式呢，比如说之清明之前应该是寒食，对吧？那都应该不起火的。对。可是现在清明，反正不论是清明还是什么节，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好吃好喝的啊，这么一个一个时候。 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在吃喝，然后祭扫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就是他他也不是那么好像就是呃，一定是很肃穆的。 去那儿呃怎么样啊？或者是比如说很多节日，我觉得都在都在改良。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拜寿吧，以前的都是要穿的新衣服，不不管是这个寿星老还是后代，然后过来要磕头，要很肃穆的坐在那儿。然后现在我觉得都是，比如我们家这就开了开了两桌哈，这年轻人在一块儿说的全是时兴话题，然后老年他们那点事儿，然后这而且这家中也都是这种就是洋派的。 啊，土派的什么左中右全都有，很像现在一个，我就觉得在一个寿宴上，你能看到现在中国社会这种就是五样杂陈、各种们化乱象的象征。 <laughs> 不是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王老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今天这个清明节啊，这个王老爷有个对联儿，跟我们说一下，是 <laughs> 不是？不是，我听人家说的，不知道是好像是西南边一个城市，嗯，说清明节贴的大标语是“城市建设靠大家”。 文明祭奠你我他， <laughs> 这个这个本来这个 <laughs> 你我都放进去了，这个含义也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怀疑，嗯，但是这个汉语这中文呢，就是它不明确，这你我他是在这里边是主语还是宾语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是你是被祭奠呢， <laughs> 你是被祭奠。本来他的意思说你我他都去祭奠， <laughs> 都要文明。对，待会儿我再说这个文明。文明，哎，但最但问题这么一解释呢，让人一解释，人故故意捣乱了。说这个不是你你你我他，咱们都接受祭奠。那咱们他这文明祭奠呢，现在提出来啊，我体会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中国人多呀。 你看，一到清明的时候，这个什么八达岭高速公路，呃，什么这北清路、圆明园路，就是完是往这个北边这个山区，对吧？就是有有墓地的地方走的那地方啊，嗯，了不得了，都是太可怕了，那车给车挨车，你干什么？这这这是哎，这是城里是空的。今天我觉得从从东边到西，简直就没什么车，可能都。还一个最紧张的。 就是烧纸，烧纸是可以的，但是由于烧纸呢引起的火灾， <laughs> 北京公安北京公安局多几架直升飞机在天上，在那个什么八宝山上空， <laughs> 看哪儿冒火苗了没有？ <laughs> 这本来烧给祖宗的，呃，当然各地也都做了一些这个措施，有的开一个大房子。 安一个烟筒，然后大家就就是烧的话，全部进屋里烧去。个人对着个人对着一角，各烧各的。但是我倒觉得这方面啊，咱们要学这林黛玉。嗯，因为林黛玉啊，就是教育贾宝玉。贾宝玉为了纪念这个金钏吧，费了很大的劲，让那个呃裴明陪着他到处找地儿，呃，这个去祭奠。 嗯，然后这个叫林黛玉说说，好像一个人何必这么俗气呢？祭奠主要是一个心的，心香一半的，是吧？你这这就说的非常好。是是，是你烧纸，你在心里的烧。说你拿一张纸，你把它烧了，你这或者是就当就是绞成钱儿啊，弄个什么？你在心里边烧，你自个儿静静的说说句干嘛的话，你找你你找个地儿，你待一会儿。 你这是默哀一会儿。哎，是中国人这烧纸是有很现实的，他都是烧的是纸钱，就觉得你死了以后在阴间。 我们这个亲人还要让你过得好，不能没钱花，不能没钱花。现在光是在心里， <laughs> 包括拿拿拿纸糊个二奶也给爹烧了。 <laughs> 哎，但是我觉得这个，您说啊，有没有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？有，还是跟咱们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？你比如说，咱们这就烟熏火燎、哭哭闹闹、热热闹闹。 但是你相比之下，你刚才讲这个洋节啊，嗯，那感觉你比如说圣诞节或者什么，好像都觉着他们是不是感觉这个干干净净的，有这么一个感觉吗？我我闹不清，这个洋节里头啊，它有些节日的活动吧。 也有它热闹的地方，嗯，呃，圣诞节它和宗教有关，对，有时候到了午夜还要进教堂，对，哎，但是它的万圣节这鬼节可就是最热闹的，对对，他那个也是，在街上出，对，到那天你要是我，因为呃去年这个圣诞节正好出去有事儿，我倒不是我没穿什么特别的服装，可是那天晚上。 无论是在地铁上，在街道上，在商店里边、饭馆里，就到处都是各种年龄的人，穿的稀奇古怪的，各种各样的鬼，他真是狂欢。鬼节这一点和中国的这个呃春节就过年还一样，就小孩一家一家的跑要糖吃，要糖吃，对对对，这太像中国人了，而且还跟慈善结合起来，他那个学校里边都给你发到圣诞节之前都发一个小纸。 小纸包、小纸袋儿，你去药丸堂，然后还可以人家给你投点钱，最后都捐赠到。建英刚才说那个祝寿吧，嗯，我反起码在大城市里头，包括我们家，我们这个这这两条我们都吸收的是国外的文化，一个就是蛋糕，嗯，蛋糕我不是我那个寿桃非常好看，对，但是寿桃它现在还没有人好好研究。 蛋糕的材料好一点，它很宣，呃，也不是没里头也没有多少面呐，馒头啊什么的。寿桃其实就是馒头做的，上点点就是点点红颜色，所以它就没有这个蛋糕啊。 而且蛋糕里有的像还有冰激凌蛋糕，还有巧克力蛋糕，对，还有这个这个乳酪，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水果。我这次呢，你看，也也是这次我要了一个蛋糕。你看我妈她说要中英文吧这两个，可是我说那您要蜡烛吗？这上边应该是点蜡烛比如八十可以点八个。我妈这不要，这一点上他就那个旧的又回来了，吹灯拔蜡。 这个这太不吉利了，他还是有这个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就说刚才你们说这个有些中国的传统的节日，比如说咱们现在年轻人，你让他去过中国的传统的情人节应该是七夕呀，可是这七夕这故事非常美丽，也很也相当悲惨。 凄美，没错。二是爱说凄美，都见不着。然后，而且他一切你看，牛郎两地分居， <laughs> 好不容易见一次，而且一个是牛郎，一个是织女，都是农耕时代的。你要听他们点儿悄悄话，按他那传说，你还得到什么丝瓜架底下？ <laughs> 一切都跟农村有关系。那现在我觉得，连就是农村的小小姑娘、小伙子都不会愿意过这个。他到一到城市里，肯定还是要过情人节，送个花儿。 弄个什么卡？嗯，哎，他觉得这个很嗯，潮。对他刚才说这个，我说还有一个吸收的，就是你说这个过生生日的时候，祝寿的时候啊，嗯，咱们中国，结果大家还是唱那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对对对对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这这个念的也挺顺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对，正好正好跟他这个节奏完全完全适合。嗯，啊，你说你。 我但要要是有作曲家能做出中国歌这完全中国式的是不是？ <laughs> 反正啊，就是呃，你现在中国传统的这个节呀，过起来觉得有点缺乏内容。就是说，嗯，就像你说的，如果是七夕啊，牛郎织女你要过，那你跟年轻人说干嘛呢？那你知道吧？西方人说这一天要送卡呀、巧克力啊，他他他有个有个事儿干。那你说我们现在中国的节呀，内容啊正在增加。 你比如说这这清明节吧，现在咱拿北京来说，嗯，一个是祭祖，对，是吧？一个是春游，不是很明显吗？这个踏青，这个这个季节，这个季节您不春游，您什么时候去春游？对对对，是吧？这个呃正月的，就是这个这个春节，就是大年了，过年了，嗯，过年嘛，这个现在也非常明显，嗯，探亲是不是？这个这个没错，没错，这个叫叫春运，对，春运春春运，对啊，探亲。 呃，这个吃吃喝玩乐，但是你看春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聊呢。呃，我不知道您感觉怎么样，反正现在城市里的人觉得春节的这个是一年不如一年，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感觉。后来那天我们聊出一什么呢？呃，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什么那么有感觉呢？好像跟穷有关系。哎，为为什么就是？ 过去这那个农民等一，我记得我一年吃不着什么肉啊，是是是，那一年也不会换新衣服啊，是，这事儿就都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有了，是，所以你会有那种感觉。你不光农村，我在北京都那样，一过春节的时候啊，哎，我这个母亲、姥姥他们就告诉我，说今年春节咱们家要买一斤肉。 哎呦，那真是，那 <laughs> 盛大没事，盛况空前，没事，没错， <laughs> 哎，这真是的。咱们接着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您说咱们这个这个是不是中国的节日都跟吃有关系？有有，但是哎。 中国不岂只是节日吧？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一见面问吃了没有。 <laughs> 而且中国这些年富裕了吧？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呃呃情形哈，就是一到聚会的时候，不仅是大鱼大肉，大家在那儿津津有味吃，而且说的话题还是吃，而且经常这个吃呢是回忆当年怎么没吃没喝的时候，如何就是吃的更有味道。那一。 就那您说那一斤肉，当时比如二两肉怎么炒的肉丝，在什么地方和谁又说的津津乐道。你这个话题如果不打断的话，我遇到很多次，从头说到尾都是吃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饥饿， <laughs> 这往往是一辈子的长长期的饥饿所造成的。那个基辛格的回忆录啊，K e r 他回忆录他说他就是第一次呃来北京，后来又陪这个尼克松来。 说每顿饭吃的呀，他说是他预料，嗯，呃，他估计中国古代肯定把一个外国大师给饿死了， <laughs> 所以见着外国人呢，就是吃满汉全席。哎呦，嗯，他我是是跟这个有关系，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遗传细胞里头有饥饿基因。 哎，这个他是他著名的这个观点，著名观点。 <laughs> 哎，这所以说，你比如说现在这春节吃都不成什么问题了，都大吃大喝了，气氛呢也就没那么迫切。我农村里头还有啊，农村里头还有什么旱船啊、龙灯啊，南方的这个南方哎耍狮子什么的。我呀，我提倡过一个事儿，没有没有人响应。嗯，我是觉得这个春节呀，应该大做这个，就是唱大戏。 它是一个民族戏曲的节日。过去我被春晚代替了。对了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所谓所谓旧社会啊，一过春节，北京的这所有的商店，除了中药铺开一个小孔以外，别的商店起码休息五天，初一到初五，最起码是休息五天。那么长的就休息十五天，到了中秋节干什么呢？一个是探亲回家，不走的就唱戏。 你不管什么铺子，它上着外边上着板儿，这个上上海叫什么打烊啊？打烊，打烊，对对对，打烊以后呢，里头叮当敲锅，敲锅里头上鞋。了。您就是刚才说，你像说正邪的这个事儿哈，说你觉得这个节它还能提倡一个，或者说这个阳节这东西，呃，能存在吗？能存在？差点 <laughs> 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 <laughs> 下一下一页，下一页。 <laughs>